ต้องมีศรัทธาต่อ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่อพระธรรมต่อพระสงฆ์ต่อคำสั่ง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ว่ามีกิจมีบาปมีบุญมีสวรรค์มีนิพพาน我们 信啊，我们每一位都能做到。ก็เกิดอริยสงฆ์ขึ้น มีหลักฐานเทีย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ี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พระสังจำสั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ำนอกอาจารย์ร้อยหลักตลอดถึงโพธิสัตว์อีกมากม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ี้ 那么，在中国有，啊，唐玄奘、唐三藏法师，啊，曾经去西天取经。那么，中国还有达摩大师，啊，还有慧能大师，啊，这都是真的，啊，不是故事，不是小说。 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练习的东西，就是这一念觉性。 让悉达多王子变成了释迦牟尼佛。在每一个往生菩萨，他刚才研究，当知劫萨，没没谈单独承担。佛来普该曼坛呢，遍达。

所有的在皇宫里学到的东西，仍然不能解决生老病死，更不能让悉达多王子没有苦。 我们的身就是一本经典，我们的心也是一本经典，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，能让我们了知世出世界的一切，能让我们彻底的从苦中。 浸透出来。ฝึกหัดให้เป็นมีสติไปในกายมีที่ตั้งมี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ใส่ใจต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ารพูดเขียนเข้าการเขียนเห็นออก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ปีปีอย่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ปีปีจับ 动中禅呢，是从啊观身来下手。我们通过观身，可以直接啊看到我们的心。身体一动，我们就觉知；身体一动，我们就知道。 就是这样，不停的觉知，不停的知道，让觉性啊成环链，成为一个锁链。当我们从早到晚可以真的做到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性啊，那我们当下就是自在的，当下就是没有苦的。 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 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 มี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จะไปสนใจ 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เลื่อยไป อย่าไปคล้องแวะกับ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 มีสติดูกายอยู่手一动，念头来了。 腰酸背痛、昏沉，好的、坏的境界都出现了。我们不要理他，每天都讲不要理他，可是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嗯，来了，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放下，就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悉达多王子也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 คนบันทามก็ย่อม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มื่อยล้าทั้งแดดทั้งร้อนทั้งปวดขาปวดแขนก็อย่าเอาอาการเช่นนั้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หยุดเดิน ให้เร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ก้าว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ก็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 这条路啊，对某些人来说很辛苦、很长、很难。啊，可是学会了的人，这条路不长、不难，啊，很容易。 那么重要的是在我们如何用心。มันขยันก็ทำมัน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ก็หยุด ไม่ใช่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อาศรัทธาให้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ย้ายความขยันพาทำย้ายความ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พาหยุด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รู้มั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ให้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ีสติ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 我们就啊，就这样一直认真的、努力的去做、去练习，不要让那个想要精进的心带我去用功，也不要让那个想、那个非常懒惰的心。 让我们停了下来。见光聋，见光喊光聋，聋到来，聋到那。刚才那种事没的事，他话皮肤光皮掉光，变白变绿。光皮掉光呢，变白变绿。烦恼的事发生，他排开得安好。 太过激进变成一种执着；如果又太过放逸、放纵自己的话，那么又会产生无明。所以大家应该慢慢的啊，去理、去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用功，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用功。 我们的所有的内心的疑问和内心的啊纠缠不清的一些问题，它就会一一的自然而然的啊，在我们心里有了一些答案。那人那么地， 让它息灭、让它消融、让它熄灭、让它了断，呢，它就得到利益，得到快乐。念头来了不怕啊！我们每天都讲念头是最好的念头一来，妄念一来，烦恼一来啊！我们就在这个念头、这个妄念、这个烦恼上去知道啊，所以它是最好的东西。 他来一次，我们知道一次；他来一次，我们知道一次。没改了你，没อุปกรณ์เยอะแยะที่จะมาผ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ด้เช่นลมหายใจก็ได้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ก็ได้ย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ได้อย่าทำอยู่ในเอกบทเดียวนานๆมันจะเก่ามันจะ ถ้าไม่ชัดเจ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รื่อยก็ดี 我们不一定啊，东东禅没有要求大家啊一下坐下去一天一夜，或者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啊。东东禅没有教大家这样啊，不要啊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啊动作或者固定的位置啊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用上功。 比如说，眨一下眼睛都清楚，咽一次口水都清楚。啊，那么洗脸、洗澡、吃饭这些就不用说了。 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 ให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นั้น เวลาง่วงอาจจะทำนิบทแรงๆเช่น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ไวๆหรือลุกขึ้นเดินหาวิธีที่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ง่วง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หลายแบบเอากายมาสร้างได้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นะ 现在基本上来看呢，大家啊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昏沉，啊，有的人从早啊昏到晚，啊，那么嗯昏沉呢，因为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在家里太懒了，嗯，大家这个时间在家里一定都是在睡觉。 应该很少人起来用功办道。那么，不光是我们啊过去的几十年啊太过懒惰，还有啊我们所有的烦恼、尘劳积聚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昏沉是最难过的。现在这个看来最难过的一关。那么，啊大家尽量改变姿势，尽量刚刚一出现。 就马上去想办法改变它，千万不要坐在那边睡着了。对，来呀，你看它怎么，它就发生，身体啦，身体啦，你要知道，温度啊，冷，头痛，头闷，头痛，头冷，头冷。 อย่านึก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กา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วิตกกังวล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 ตัวไม่ใช่ตนสักแต่ว่ากายสักแต่ว่าจิตสักแต่ว่าทำเลื่อยไปตัวจริงๆ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คุ呢？ 是身体出现的状况，它跟我们的心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身体啊很想睡，那么我们应该知啊，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昏沉的人。一看到他来了，马上想办法啊，马上离开他。那么我们只有让自己的心。 跟觉性在一起，这才是真的。เช่นอ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อกา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ิ 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กายก็ต้องปวดตรงเมื่อยการปวดเกินเมื่อยขอ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ใช่ตนคอคนมันก็ได้

我们每天就坐着，就坐在这笑自己。你怎么啊睡得饱饱的时候，怎么不昏沉呢？嗯，或者大家讲一些啊你很感兴趣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昏沉呢？现在怎么开始昏沉啊，念头来了，我们也笑它。啊，腰酸背痛了，我们也笑它。我们不是讨厌它。 打压他，赶走他，不是这样。就是他才能带我们啊，提高决心；就是他才能带我们离苦。你们知道吗？人会变，人变大呀，变大。那变成空笼了呢？他看见路，想变难，想，就来挡来挡。路，它要破，难，它要破。 那么通过这样不断的啊对身的这个啊认知呢，啊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看到什么都是，就是他的心。 这是他的身啊，是身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身和心出现的任何的状况，任何的问题，都谢谢他，都感恩。 ลาการของเขาลูกมัน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 ไม่มีตัวตนในการ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เข้าไปเห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มันปว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ปวด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หิว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ิว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นะ 我们如果看到的这个身啊是无我的，不是我的身。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，那么不管是啊腰酸啊，也知道是他的酸，不是我的酸。啊，背痛啊，饿了。 或者是风吹不来很冷，这些都一样，没有一个我在做，没有一个我在饿。如果真的有一个我的话，你为什么控制不了它？你不想让它腰酸，它为什么会腰酸？你睡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为什么不腰酸？为什么不腿疼呢？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。 ถ้า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เข้าทางได้ได้ทาง ทางคือเหตุทางคือดู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ักนะ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เป็นทางนะ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ยังหลงทางอยู่ 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ปากกับกจ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ทาง ถ้าเห็นทางก็ทางจะพาไป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ทางมันก็หลงก็หลงก็หลงไป 过去我们都整天成为那个苦的人、乐的人、疼痛的人、昏沉的人、冷的人、热的人、肚子饿的人、吃饱了的人。我们就在这个成为了。 这些东西的主人里面，不断的去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这不是道，这不能来表苦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要能看见它，看见它，不成为它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成为那个贪的人、嗔的人、痴的人、爱的人、恨的人。 昏沉的人，腰酸背痛的人，我们要看到是他在疼，他在贪，他在嗔，他在痴，不是我在吃，这才是道啊！这才是我们啊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学习的东西。 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ยังไง 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เช่ตัวตนยังไงมันแสดง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ช่นก็ความปวด มัน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ขอ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 ถ้ามันปวดไม่เป็น 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ปขอบคนเขา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มัน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ความปวดโดยถูกต้อง 如果我们在打气的过程中，每天啊都可以啊，不管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像你早上刚睡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身体那么舒服、那么自在的话，啊，那呃可能是一个真的你。但是是这样的吗？早上睡起来非常舒服，坐了一会儿开始腰酸背痛，出去外面进行一下又自在了一些。 又舒服了一些啊，回来这边呢，腿又开始疼了。它为什么是这就这样整天不断的在变化？那么我们以前每一个产期，有的人前三天腰酸，那么后三天又不酸了。如果一个真正的你，你应该可以控制得了它。为什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身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呢？ 你都控制不了它，大家应该从这个生的不断的这个变化、这个无常当中，看到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你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，它真的是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，没有。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。广州。 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ธรรมกับนามธรรมแล้วก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รู้เฉยๆ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บรรเท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มา เช่นวางท่านถาม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ว่าเวลา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ุกอันนี้ทุกที่ต้องบรรเทาตามสภาพของลูกถ้นั่งทับขันนาน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โดย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ไม่ผิดถ้าทุก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ะกคว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你得กำหนดรูเช่น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ไม่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ที่จะ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ันทุกข์หรือ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รู那么不管这个身的啊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啊，每天都在讲，马上觉知，马上觉知，马上知道。 以最快的速度知道啊，苦啊有两种啊，一种呢是啊比较轻微的啊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念头来了，有一点苦，那么我们这个手呢轻轻一抬，或者这个脚呢轻轻一动啊，它就过去了。有的呢啊是我们有深刻记忆的啊，非常可以让我们的心痛的那种苦。 有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，你就可以啊把它啊啊把它呃完成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就要啊逐渐的通过不断的活在当下，啊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。 不断的，每次当它这个种子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啊，让自己清，让自己冷静的啊，去活在当下。嗯， <laughs> 这样嗯，当苦的，苦， ละ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วามชังเนี่ยตรงละมั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สมุทัยอันนี้ละเก็บ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น้าท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ทันทีนี่ตรงล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กันอยู่ มันจะสนุกนะ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โอ้มัน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 一念，一念贪心来了，啊，马上知道，回到当下，把它变成觉性；一念嗔心来了，坐在那儿生气，啊，表面看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，心里已经开始着火了，啊，那么马上知道，啊，在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，让觉性。 时时刻刻的保持，那一念痴心来了啊，也马上知道，不要再爱，了，不要再恨，了，啊，马上轻松的再回到当下的动作，把迷、贪嗔痴都是因为我们在迷，就把这个迷变成知道，把迷变成觉知，把迷马上转成觉性，那么迷的心。 和一面决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啊，马上把一切的所有的苦啊、贪嗔痴都变成知道，都变成决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和真正的道，就在这里。 เห็นเท็จเห็นจริ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 เจ็นควัไปเที่ย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 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ต่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บบเที่ยง จะไปยึดไปถือได่ได้บางคนทุกข์ปก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บอกเรา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จริง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บบ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เราได้ปัญญา แต่กนเรา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ด้วย 我们不断的迷，过去的几十年迷的已经够可怜的。你知道，啊，过去生过去世，你已经迷过多少次了？你已经迷过多少劫了？所以这个八十天里啊，真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啊，但是不怕，我不怕它。我们看它，它很好玩，它很好。 要这个迷变成知道，啊，他来了马上知道，他来了马上觉知，这就是修行，啊，观，这是在修行，皮佛深那，皮佛深那才能带我们离苦，只有修观，修这条最直最近的路，才能让我们产生智慧。 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แบ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ใหญ่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ชนนี่ถือว่า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เอาของจริงมาบอกมาพูดกัน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มีกายมีใจทุกค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นามมีรูปตามนามตาม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สมอกันหมด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ตรงนี้คือ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ัญญาพุทธะ 就在这个生的无常啊和苦里面，我们就能产生智慧啊。它不断的在变化，它怎么都是个苦啊。就是啊，稍微开心了一会儿，又变成苦，你知道吗？苦啊啊，乐啊不是真正的乐，乐只是我们的苦稍微减轻了一些，我们就尽情去的去执着。 说他是快乐啊！我们每天都在苦里面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越苦越好啊！越苦啊，你的啊，你的呃清净啊，你的呃离苦的那一天就越早来到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感恩苦，我们应该啊看到它的价值啊！很多人都是苦一来了，念头一来了，就马上感到。 要一脚把他踢开，不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要看这个苦，就当下的这个面烦恼，我们就能把它转成啊，觉性，转成知道，转成菩提。 ลูกโลกนอนโลกลูกสมมตินามสมมติมากมายในอุปทาน ในขั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าหลง ใ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ในั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 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บัด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ต้องมี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ด้ยปัญญาแต่กว่าปัญหา มันมีปัญหาบัดนี้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ปัญญาขึ้นมา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เราเสียเปรียบ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สียเปรีย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 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这个身每天在贪，心每天在贪啊，这个身每天在嗔，这个啊身每天在嗔。 心每天在嗔，嗔就是嗔心生气啊。这个身每天在吃，这个心每天在吃，它太好笑了，它不停的在变化啊。如果这个身和这个心每天都是这样不停的在变化，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啊，它是如此的无常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 此刻当下，是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时候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啊认清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无常和心的无常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苦和心的苦呢？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下功夫。那么，不用去看经典，不用去研究教育，你就坐在这儿。 你就好好的看你的身和心，这一本经典呢，全部都记俱全，什么都有啊。那么你好好的研究一下悉达多王子如何变成佛陀，就是这样变成的。好好的去探究一番，从你的身和心上啊，看他如何能产生智慧，那么不断的觉知，不断的知道。 智慧就会不断出现。那 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เราลองดูที่มันจะสนุกขนาดไหนในพระสูตรต้นๆที่พระเจ้าแสด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แหละโบสถ์ปัญจวิคี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อื่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นาเรื่องทางอะไร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ใดถ้าเรามาศึกษานี่แหละ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เข้าทา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เข้าทาง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หลง 就是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规律的练习，啊，悉达多王子也像我们一样就这样不断的重复的规律的在练习，让这个决心呢强，让这个觉知力不断的强大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这一条路，什么路？你看见它。 不成为他，你已经走在正道上了。如果你看见他，马上就成为他，啊，成为那个贪的人，成为那个生气的人，成为那个痴的人，成为那个爱的人，成为那个恨的人，成为那个疼痛的人，昏沉的人，你马上又迷了。啊，你迷了以后，你就是不断的在哭，啊，不断的就这样不停的在六道里溜。 看见他不成为他，你跟佛陀走在同一条路上。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พิสูจน์ช่วยกันดูถ้าคนที่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ตนไม่รู้จะไปสอนใวัฒนธรรมใกล้ๆกันกับฝั่งไทยเป็นบรรพบุรุษของเรา 那么佛陀在刚刚悟道以后，对五比丘讲的也是这个决心。 觉知，知道，知道谁，知道自己，啊，不是知道身外的东西。身外的东西，我我们已经用了太多的时间去知道，啊，我好好的来研究自己，好好的来探究自己。啊，大藏经和啊所有的三藏经典，原本没有，是悉达多王子。 就这样不断的、不断的去探究，不断的、不断的啊去研究自己。通过这样的一番下的这样的一番苦功，啊，悉达多王子知道了啊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里面解脱，知道了啊这宇宙世间的真理，然后啊佛陀把它一一的讲出来，告诉大家。 佛陀也讲了啊，不能让每一个人佛陀都不能帮助大家，只能告诉大家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大家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去实践，实实在在的去体悟啊，实实在在的啊，把佛陀和老人家的话啊，真正的放在心里，老老实实的去做，你才能看到真理在哪，正道在哪。 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ก็แต่ว่าเหตุ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ี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นี่ยจ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วลาบอกว่า ไม่มีกระจกคุณยังมาโกรธที่ไรเป็นสังฆาภริโยคของที่หอม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เหตุ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ีกรูปหนึ่งบอกว่ามันเช็ดัวอยู่เสมอ 嗯，大家都看过，大家都听说过慧能大师吧？啊，慧能大师是我们的老师，大家知道吗？神秀大师，啊，写的是我们要时时勤拂拭。 还有一面镜子要时时勤拂拭，啊！可是慧能大师说：“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没有那面镜子，我们为什么要整天去擦，整天去服侍呢？啊，整天要把擦的亮亮的呢？本来无一物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去擦什么呢？这是最高的，这是最。” ได้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ตอนข้าวมันคืออะไรคือมันเหนื่อยมันร้อนมัน หมดแรงพอเพื่อเอาอยู่ตอนข้ามันเหนื่อย 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หนื่อย เห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ยา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ง่ายเห็นอะไรสนุกไปเล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เลย แต่น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สนุกไปกับการนอนไปเลยแล้ว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ง่วงเหยก็ทุกข์ปวดก็เหยก็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ปว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ง่วงไมเลยก็ง่ายไปเ 慧能大师讲的本来不一物呢，啊，不是不让我们活了，没有让我们大家都死了算了，不是这样啊。慧能大师讲的本来的面目是让我们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啊，让我们看见看清事实真相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学修观的人要清楚的道理。 这就是啊，毗婆舍那讲的同样的道理啊。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，这是所有的祖师大德都在讲的东西。啊。可是呢，众生呢，就是看见了就成为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看不见，来了就成为他，来了就成为他，来了就跟着他跑啊。那么我们练习的动动禅，大家都醒过来，来了。

不管任何的东西的出现，啊，我们都看见它，啊，而不是讨厌它、阻止它的出现、打压它、赶走它，啊，把这个心硬硬的拉回到当下。 不是这样的啊！看见他啊，马上承担，马上回到当下啊！看见他，马上决心提起来了，什么来了都不怕，什么来了啊，在决心面前，什么来了我们都不畏惧啊！他们都是好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都是最好的东西，就用它啊！你要会用它。 每一个贪嗔痴的念头，每一个爱恨，每一个昏沉，每一个腰酸背痛，每一个对错好坏，啊，都是好的。你要看见它，不要阻止它，不要拒绝它，啊，不要一直把它赶走。你看见它，马上利用它，啊，让我们觉醒不断的提起，让我们的觉知力不断的加分加分，啊，这是正道。 อะไรเกิด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มันสุข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ไม่ใช่เลยรู้สุขมันรู้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ยอยู่ 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สมาธิทั้งสัญญา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ฌานทั้งสมาบัติถ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มาบัติ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ฌานก็ได้เป็นเซนก็ได้ บบเซนสอนแบบทำมันแบบลับนัก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นับ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ก็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มันอะ่างนีถ้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มันก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ห็นก็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ห็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เซนแบบง่ายๆสะดวกสะดวกไม่ยาก แล้วก็ได้หลักได้ฐานมี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ว่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 ถ้าจะมีสติ 佛陀啊，教授大家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好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好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有决心，嗯。那么如果你没有决心，你哪个法门都用不上功啊！不管你修什么啊，不管是哪国人啊，不管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听佛陀讲的八万。 戒法门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就要有决心。没有决心，你就苦。啊，过去生，过去是苦，现在苦，当下这一分这一秒都在苦。就是把过去的成为变成现在的看见不成为。啊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大家一定要做到。 不要拒绝他，不要讨厌他，不要打压他。来了就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。佛陀是这样做的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啊，那所有的啊，啊，两千五百年前的每一位修行人都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，全世界的人都能做到。 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ของจึงจะเห็นเจ้าของกายเจ้าของใจ 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ตั้งอก่อนถ้าจะไปคิดหาเหตุและผล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ถ้าจึงมาสร้าง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ให้มีแต่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อาศัยรูปแบบกรรมฐาน ดั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อยากให้ทำอยากให้ตั้งต้นตรงนี้มาก 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啊来学习动作成，啊才两三天。那么现在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啊，就是手一抬起来知道，啊，一翻回来知道，翻出去知道，进行也是一样啊。你的脚在走知道知道，每一个动都知道，动一次知道一次啊。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 那么念头来了，烦恼来了，妄念来了，看见它，不讨厌它，不打压它，轻松的回到动，回到觉知动上面。大家在这七天内在回家以前，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。来了，知道回到当下；来了，当下；来了，回到当下。啊，不要跟着他跑，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跑了太久。 这个是技巧，这个是关键。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，这样你可以回到家里啊，才可以更扎实的、更稳的去练习。在老老老晚呢，你身体没内盖，但要，要身体，呃，去外边，外要弯成内成内，还看内，看内，它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าจจะมีตัวเด่นเช่นมือเช่นเท้า แต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ห็นแค่อวัยวะแค่มือแค่เท้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น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ดูกายให้ดูเป็นภาพรวมดูแบบไม่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ั้ง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มันไหว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要轻松，要放松。为什么啊？如果不轻松、不放松，就变成了专注，非常的专注在肢体上啊，那就错了，不是非常的 特别的过分的专注在肢体上啊！我们昨天讲，一动你就知道了，而不是故意的刻意的叫他你动，然后我才知道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大家放轻松，哪儿动觉知哪 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看，啊，动作、手部动作你已经会做，筋行你已经会做。那么我们就像一个旁观者啊，在看自己啊，他一动我就知道，他一动我就知道，而不是啊故意的、刻意的啊，非常专注的在肢体上、在手上、在脚上。 这个是重点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如果你能及时的知道你的身和你的心，所有的状况和所有的变化，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走在一条正道上了。 一条正路上。ที่จริงนะ ที่จริงกายเขาก็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 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 ความที่เขาบังคับไม่ได้ กายเขาก็สอนธรรมะ 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มันปรุงแต่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เรื่อยๆที่มันบังคับไม่ได้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คือธรรมะ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ลยนะ 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รู้นะ ศึกษามันให้ ให้มันแจ่มแจ้ง ศึกษา โด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ับ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โดยภาวะที่ว่าเห็นนี่แหละเป็นการศึกษา我们就如实的、如实的去看自己的身和心，它什么来了，我们都不怕啊，身上的、心上的，什么来了，我们都不怕，我们都看见它。

เรีย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นะ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ก็จบนะ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ใจ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เรีย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ก็จบแต่มันต่างกันจาก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ทางโลกนะ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ทางโลกมันมีเวลาที่ชัดเจน แต่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ทางธรรมนะ 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เวลาที่บอก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จบ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นะบางทีอาจจะจบช้าอาจจะจบเร็ว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หมั่นศึกษ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รับรองจบแน่นอน第一天我们刚刚啊来到东门城的时候， 大家都是幼儿园的学前班，因你知道吗？第一天啊，第二天就有人啊，有的人就已经啊上小学了，但是有的人呢啊还在学前班、小班、中班、大班上。啊，那么世间的啊，在世间的所有的学业，它是有时间的，对吗？ 幼儿园、小班、中班、大班三年，小学六年，啊，中学在六年，大学在四年、五年，啊，他是有时间的。但是修行不是这样的，有的人很快，有的人一天到七天啊可以开悟，啊，有的人一年到七年可以开悟，啊，到三年可以开悟。那么还有很多人啊，修了一辈子，修了两辈子，修了多少劫？ 没修明白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重点在用心上啊，一定要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一定要是一个旁观者。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ทางโลกนะเรีย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ก็ไม่จบ เป็นด็อกเตอร์เป็น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ไม่จบนะ วิชาการก็พัฒน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 แต่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ทางธรรม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รียนแล้วมันจบ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เลย เห่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มันก็ให้ค่าเท่ากันน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มีตัวตนมันมีค่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มันจบมันสิ้นได้那么我们大家发现这一点没有？就是说啊，世间的智慧和还有我们学的一些知识，不管是什么知识，科学知识、文化知识，所有的这些东西， 就像我们讲的是学无止境的，是永远没有学完的那一天。但是你知道，你现在在学的东西是可以毕业的，啊，是可以学完的。这要看你会不会，这要看你有没有用心去做。啊，如果你每天啊从早到晚都实实在在的在看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，啊，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。 那你就离毕业的那一天不远了啊！这不像我们世间学的东西，那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是永远也学不完的。只有这个啊，有的人在一天到七天，他就已经整个啊这个学业就毕业了啊。那么你也可以做到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做到啊！一天到七天，一年到七年。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，因为我们在觉性里，我们在觉知里。พอมั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ข้าใจนะคล้ายๆเหมือนคล้ายๆอย่างเห็นคือผู้นะครับคือผู้จะแต่งชุดสีอะไร ใส่ผ้าสีอะไรนะก็เป็นคือผู้คนเดิม กิเลสที่มันมาหลอก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มันก็หลอกก็คนเดิมเนี่ยมาหลอกอาจ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ีส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สื้อผ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ูปทรงเฉยๆแต่จริง 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นะ 见คนนี้อย่างแจ่มแจ้ง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รู้กับเขาก็คนเดิมคนเดิมคิดเหตุตัวเดิ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็ตัวเดิมแทนที่เขาเรียนรู้。嗯。刚才孙雪比喻了一下，啊，比如说坐在对面的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啊，就是师傅，啊，师傅也跟我们一样，啊，也会笑，啊，也有不笑的时候。 也有迷的时候，也有悟的时候，也有知道的时候，啊，一样的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啊，不光是师啊，尊者还讲到，就连老外根本啊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，啊，都一样，跟我们一样，啊，有迷的时候，有知道的时候，有贪的时候，有嗔的时候，有吃的时候，啊，大家都一样。 พอมันเห็นบ่อยๆ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การ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ยินดี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ยึดมั่นหรือมั่น แล้ว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ันก็จะสลัดทิ้งนะ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รูป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นามแล้วก็พอ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็มันสลัดทิ้งได้ง่าย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ใช้ยางเหนียวมันติดง่ายแต่พอเห็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มันเบื่อหน่ายคลายกำหนัดมันก็วางได้ง่าย重要的不是啊，这个是师傅 那个是军事，啊，这个是中国人，那个是老外，啊，重要的不是这个，啊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觉醒，啊，你能不能看见你自己每天，啊，就在分别、执着、妄想、贪嗔痴不断的在打转，啊，重要的是在这儿。 มันย่อยนะมันเรา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็ต้องให้ร่างกายเขาย่อยเราฟังธรรมนะก็ต้องให้ธรรมะเขาย่อยนะให้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ย่อยด้วย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นะย่อยธรรมะให้เป็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ปได้มาดได้ซึมเข้าไปถึง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ทน大ฟังมา很长时间了，听饱了吗？一般人都很喜欢听开书，听不饱的 但是饱不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听到一句，你有没有消化？你听了一个小时，你有没有消化？你听了一辈子，你有没有把它消化下去？重要的是在这儿，很有可能一句话，这个人就消化的很好，就开悟了，就离谱都有可能。那么我们下面就大家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去消化，把这一早上我们讲的都消化消化。